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ได้ยิน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ได้ทำ ให้มันพร้อมเพื่อที่จะทันที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ันที 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ไม่รู้ สิ่งที่จะรู้ได้มีที่ตั้งด้วยก่อ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อาสติมาตั้งไว้ที่กายผู้เฉินเข้าเกี่ยวเฉินออก เป็นที่ตั้งเพื่อ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กรรมฐาน 我们听到的和我们做的应该是一样的。听了要会去做，听了不会做就没有意义了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真的开始用功了。啊，大家手都动起来。 都知道自己在动，要学会活在当下。การเกิดมาใหม่ต้องอาศัยทิมิตเครื่องหมาย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เขียนหนังสือใหม่ต้องมีบรรทัดเพื่อนิมิตถึงเครื่องหมาย ถ้าเขียนเป็นแล้วก็ต้องอาศัยนิมิตเขียนไปเลยนี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ฝึกหัด 那么我们平常就是没有学会如何活在当下，所以我们的苦啊，一天一天增加。为什么很多人修了那么久，苦却没有一天减少呢？ มันไม่เคย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ข้างหน้า มันคิดถึงข้างหลัง ไม่มี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เป็นที่ตั้ง 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คือชีวิตจริง ไม่ใช่คิดไปข้างหน้า ไม่ใช่คิดถึงข้างหลัง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ก็มีแต่ไม่เห็นพรุ่งนี้ก็มีแต่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เห็นจึงมาตั้งไว้ที่ก่อน我的念头啊，是最不老实的啊！大家看到这一点吗？ 我们无法掌控它，无法驾驭它，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的念头不是生活在过去，就是生活在未来。所以呢，现在让大家啊做这十四个动作，就是让大家好好的学会活在当下，跟自己在一起。来，开始，端端。 แล้วก็เรียนตามพระสูตรในวันเพ็ญเดือนหกพระศิรัตถะ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ต้นสีมหาโพธิ์ู้แขนเข้ามีสติเหยียดแขนออกมีสติตู้แขนเข้ามีสติเหยียดแขนออกมีสติแต่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กลับมานี่กลับมาตั้งไว้น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กลับมาวันที่พิจารณา 佛啊开悟的当天，啊，佛陀发现了，不管是佛陀坐着，还是佛陀站起来，还是佛陀的手啊去拿东西，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啊，都要都要有觉性的啊跟自己在一起。那么佛陀看到这一点，啊，我今天。 我们来把同样的东西告诉大家，啊，大家也应该知道，活在当下啊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。上来，把色谛稳当维持，กายมีสติเอาสติไปโตเอากับกาย เราสติไปต่อกับจิตใจเวลาใดมัน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เชื่อผูก 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รู้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เหมือนเชื่อผูก 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กลับมาน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ไปกลับมานี่ที่ว่าหัดตนสอนตนแบบนี้ไปก่อน 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ไปใช่หัวคิดเหตุผลอะไร我们的觉性 跑掉了，啊，轻轻的，啊，把它拉回来，那么又跑掉了，啊，轻松的，再让自己回到当下。如果没有啊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不断的回来、回来、回来的这样的过程，我们是根本学不会如何活在当下的。 ใ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หลง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ยืนนั้นอะไร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หะ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รู้มันโศกรู้มันทุกรู้ไม่รู้เข้าไป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ทั้งหมด我们的手一动，大家自然而然的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，但是大家不用啊故意的去看念头，你自然而然就知道。这时候呢啊，你看到你的 苦，你的乐。那么告诉大家，不要苦，不要乐，只活在当下。啊，活在当下才是最有用的。慢慢，不要被贪妄想牵，不要被攀执，พยาย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ฉยๆไว้ก่อน。 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ผิดเอาถูกมันผิดก็รู้ มันถูกก็รู้ มันทุกก็รู้ มันสุขก็รู้ ให้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นี้ เป็นตัวตั้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ติสังจัญญะ ตั้งต้นตรงนี้กัน嗯，平常我们的念头里面呢，会有好、坏、对、错，乱了，乱了。有好。 会有好坏、对错、美丑、善恶都会有啊。那么来到了正念禅禅期，每一个好坏、对错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知道，知道好的来了，知道坏的。

เวลา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ความโลภพยายามไม่มีความโลภอยู่เสมอ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ติเป็นหน้าโลก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ฝึกกรรมฐานฝึกตนสอนตนเตือนตนแก้ไขตนเองตายก่อน坐在这儿，热了知道热，凉了知道凉，啊，出汗了知道出汗，啊，那么。 就是这样不停的自己教自己，不停的自己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ือบชั่วโมงนึงอะครับ เกือบชั่วก็แล้วแต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ครับก็หกโมงก็เลิก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เนี่ย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หลง มันก็ต่างกันอยู่ 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รู้เนี่ย 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แววผิดเอาถูกสัมผัสเอาสัมผัส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สัมผัส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 เราจะ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ได้บทเรียนไปเองว่าอะไรผิดอะไรถูกจะรู้จักจะแจ้ไขา们的这个心和我的这个念头呢，就两种，一种就是 迷的念头，一种就是知道的念头。一个迷，一个知道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啊，不管是中国人、泰国人，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的。那么来到禅期里面了，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每一个迷啊，马上变成知道；把每一个贪变成知道。 把每一个生气变成知道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了十四个知道。ในพระสูตรสติปัฏฐานสี่ที่ว่ากายอย่างพัฒนาเราเคยศึกษามาตามทฤษฎีมีสติเห็นกายในกายเป็นประจำเห็นกายที่มั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 โดยเพราะกรรมฐานรูปแบบนี้ตามสติปัฏฐานในยุคนี้สมัยนี้มีการวิวัฒน์พัฒนาขึ้นมาตามหลักที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สอนสิบห้าจังหวะสิบสี่จังหวะจังหวะหนึ่งรู้ทุกวินาทีมันจะหนีไม่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รู้แน่นอน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尊者啊，是那么的慈悲，把 这么样？一个好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啊，十五个知道还是十四个知道啊？那么每一个啊知道，大家都好好的把握，大家都清清楚楚啊。那么不会给您再有钻空子的这么一个机会啊！每一个当下清清楚楚。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？啊，自己是不是又迷？是不是又苦了？是不是又乐了？诸根各有各，诸根有实体。我得 pick 肩起，撸十个，check 完了，ยก肩起，撸十个，抛肩起，甩来，撸十个，ยก肩来，撸十个。 ยกมือออกไป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วางมือล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ร่วงมือล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ตามที่เราสาธิตสอนท่านเย็นวันนี้นั่นหาไปทำดู那么现在大家都会了是吗？这几个动作啊，那么每一个动你都要知道啊，每动一下啊，你也要有一个知道啊，清清楚楚的。 轻松的去知道。ให้เห็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คือพบเห็นให้มีคำถาม เวลานี้เราพลิกมือเรารู้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 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เราก็รู้เอง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ตรงนี้ที่ว่ากายอย่างพัฒนามีสติเียงกายในกายเป็นประจำ 学习用中浅的人呢，一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那么，长老说啊，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。昨天晚上讲过了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一定要亲自去实践，你越实践，越会得到你的答案。啊，那么你不啊实实在在的去用功，去努力的话，啊，那这个。 知识上的东西，经典上的东西，我们读几万遍都派不上用场。这娃我他读呢，不是真读，他有没？有感觉？他有没？有感觉？他有没？有感觉？他有没？有感觉？他有没？有感觉？他有没？有感觉？他有 那么刚才张老师要真知道，动一下，知道一下，要真知道。要演路，刚要演路，突维纳阿提，叫哇帕瓦纳，让它慢升，慢撸，慢撸。那么以前我们的生活中呢，就是不停的去迷，不停的去贪嗔痴。那么我们来到这儿呢？ 就是不停的指导，指导。那刚才长老那个词是精进的指导，啊，用功的去指导。大家尽量啊，把这个学好。未了我们撇个撸，未了我们丢个撸，不使撇变撇，不使丢变丢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阿弥陀佛变阿弥陀佛，不使 错了，知道；对了，也知道；好了，知道；坏了，知道。不要让错变成错，不要让对变成对。我们把所有的对错、喜、厌、美、丑、善、恶，都变成知道，知道才是正确。的。 อะไ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ให้รู้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 นอกจากกายแล้วจะมีสุขมี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รู้เวลามันมีสุขมีทุกข์ก็รู้ขึ้นมา ไม่ใช่สุขเป็นสุข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ให้สุขเป็นรู้ให้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รู้ทข้าไป一般的 人呢？啊，快乐事情来了，啊，就开始啊，忘乎啊，得意的啊不得了。那么啊，痛苦的事情来了，啊，我们马上陷入到那种啊，那种很难受的那种状态。那么，假说啊，苦啊不对，乐。 你也不对，那没有知道苦来了，知道乐来了，那才是正确的。佛陀教我们是这个东西。那叫在闹叫痛叫哭，这个生在来，仍有盘心，它没心来。你让心来，它没得当在那，还给它来。 ที่ตั้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จิต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ไม่ตั้งใจ เวลาตั้งใจก็ไม่ควร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 เวลาทำกรรมฐานอย่าเรื่องคิดมาคิด หาคำตอบให้ตามผลขันได้เวลา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ที่ไม่ตั้งใจกลับมาตั้งไว้ที่กาย ให้เห็นมันคิด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ห็นจิต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念头来了一般情况就是 跟着念头跑掉了啊！一件事情来了，啊，我们就跟着那件事情跑掉了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？是来了，啊，就回到当下啊，当下的每一个动，每一个知道来了，又回到当下的每一个动，每一个知道啊。他啊，在思考，他在思维，你要能看到他，他又来了啊，他。

说那是啊，师摩他就是我们讲的修止啊，这个知识我们现在门口，那大家听不懂可以去看一下。师摩他，师摩他就是指观里面的指啊。讲到说我们教的是观啊，直接观，不需要去浪费时间在指的上面，在师摩他上面。 过去时光里，我们就是在自己的这些念头里面，每天的被染污。然后，又一次是在念头里被染污。

那么不要去压抑自己的念头，不要去打压自己的念头，不要不喜欢自己的念头。啊，刚才尊者讲了，佛陀也有念头，啊，每个人都有念头，啊，这不是错误，错误的是以念头来。

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สงบปิติมีความสุขก็อยากเข้าไปอยู่กับมาลูกมันจะมี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หลงได้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ก็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หลงอยู่บน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พยาย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ขึ้นมาควาคิดฟุ้งซ่านลังเลสงสัยอย่าไป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กลับมาที่ตั้งไว้นี่อันเนี้ย第一天，今天是第一天。 每一次禅修都是这样，今天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会昏沉，啊，那刚才，啊长老说，昏沉一来了，马上回到当下，知道自己啊困了，想睡觉了，这个才是最重要，而不是昏沉一来了，好吧，我睡上半个小时，嗯，坐在禅垫上，不是这样，啊昏沉来了跟好。 对的、错的念头来是一样的，我们一样轻松的知道，一样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上。ฝึกใหม่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มันจะมีด่า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ยู่สี่ด่านหลงกายหลง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หลง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ลงอารมณ์ในมันมาครอบงำจิต ให้มี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ในทีด่างนี่คนจะหลงมาก เห็นกายก็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เห็น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ว่าเราสุขเราทุกข์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ว่าเราคิด เห็นธรรมที่มันครอบงำจิตว่าเราเป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ให้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ป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บื้องต้น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我们初学的学员呢，应该清楚，就说越让你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。 你的念念头越多，啊，那么这一天下来呢，啊，大家会发现，啊，你在这啊绝迹的一天，可是你的妄想啊，啊，像万马奔腾一样，你的念头像万马奔腾一样，啊，那我们需要知道，啊，我们啊的念头是无常的，啊，我们的念头是苦的。 我们所有的念头都是无我的，不光是念头是这样，一切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常的、苦的、无我的。这个不需要去去从书本上学习，你从你啊坐在这儿，每天在用功的同时，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啊，你的念头不断在变啊，你坐在这儿身体很不舒服啊，你的苦来了。 或者想到一些事情，觉得很苦，那么啊，你的念头和你的身、你的心，你完全驾驭不了它，你完全控制不了它，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，一切都是生灭。阿弥陀佛，弥勒佛开，三宝开，三车三宝，佛老，不教，不依他，阿弥陀佛。 มันก็ยิ่งใหญ่นะ เวทนา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ก็ยิ่งใหญ่จิต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ก็ยิ่งใหญ่ทำอารมณ์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ก็ยิ่งใหญ่ เรามักจะค่อยตามมันยิ่งใหญ่ แต่ว่าสติมีคิดหลีน้อยน้อยที่เลรกแต่แหวกไปหาเหมือน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ทาง เหมือนแสงสว่าง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ก็แหวกไปหา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อิสระต่อไปนะ อย่าไป อย่าไปยอมมันมันหลงมันง่วงแหวกไปห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มันสุข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แหวกไปห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มัน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ในตัวนี้แหวกไปห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เนี่ยทาง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กันเ่念头来了，啊，不要跟着念头跑，啊，我们要知道它是假的，啊，是一种幻象，啊，那、啊、昏沉来了，你不要跟着昏沉。 休息一会儿吧。刚才讲的，啊，不管是念头来了，还是灰尘来了，还是什么来了，旁边的人站起来了，啊，走边的人，啊，一直在打嗝，或者这些东西，啊，都算在内。不要理它，把它都变成什么，都变成知道，知道。啊，这是啊，讲好讲，这是一个加分的一个过程。 我们现在每天坐在这儿在加分，啊，给你的啊觉醒加分，给你的生命。 对吗？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那么没关系，大家暂时啊把你的问题放一放。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知道，知道，不停的知道，因为你今天还是一个新手，你并不熟练，所以啊大家不要去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，那么多那么多的啊一个想法，你先暂时放一下啊，请那么多天假。

现在呢，啊，要做的就是轻松的知道。大家会发现，我们每次讲知道之前，几乎都要加一个轻松，对吗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啊，一个人的心处一个非常紧、啊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，他的修行是不可能进步的。 ให้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ให้มั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แก้เคียงกับ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เรา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ม่ต้องแบบไม่ค่อ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รู้ทีละครั้งทีละครั้งของข้อที่จะบอกว่าประมาณวินาทีละครั้งนี้ก็ได้那么啊，刚才讲了啊，一定要啊，动作不要太慢啊。刚才讲过也讲了，不要去压自己的念头。每个人可能都是 心里装着很多的事情，或者很多的苦，来到了这个禅期。那么，对的，我们就是来解脱的，我们就是来让自己没有苦的。但是苦不是用来压的，苦是用来知道、用来看清的。那，在光看哈，它很懵，我们可以在那打点，让它快点、快点、快点，让它，就是说，参加到光懵里面去的。 那么啊，今天呢啊，上午应该还可以，下午呢很多人就会昏沉，昏沉就是很困，很想睡觉。那没关系啊，我们有这么多好朋友啊，这么多同学，大家在一起啊，你有的状况他也会有，他有状况我也会有，大家共同努力，共同啊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我们一般不用对峙这个词。

动作也不要太快。那刚才讲了啊，我们强调最多的是轻松。那么还要强调最多的就是自然。那在用功的时候你是自然的，那么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自然而然的就能用得上功。那这个呢，我们现在怎么说你都不明白。真的等到课程结束，你回到家里。

好坏对错在一起，那我们现在每天啊都是跟知道知道在一起啊。总结说啊，觉性就是觉性，觉性不是身，觉性不是心，觉性不是对，觉性不是错。我们跟觉性在一起，不要跟身在一起，不要跟妄念在一起，不要跟烦恼在一起，不要跟对错在一起。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，看见它，不成为它，这是我们要练习的东西。要自己看清楚个，要自己看个，自己看个，自己看。它自己看，自己看，自看， 你也不用去翻经典，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学过的东西，在你每天做的这用功的同时，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因为这个身和这个心啊，和一切都真的是啊无常、苦、和我，它自然而然啊，你做的这七天，它就会表演给你看，不停的表演给我们看。 พระไตรปิฎกที่ดีที่สุด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การฝึก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กลับมาอ่านที่ตรงนี้อ่านกายอ่านใจตัวเองมันจะรู้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ธรรมะอยู่ที่กายที่ใจ尊者问大家：佛陀当年坐在菩提树下，有一本啊《三藏经》吗？有经典吗？还没有。佛陀当年坐在菩提树下，有老师吗？有老师吗？ 佛陀有老师吗？没有。佛陀怎么开悟的呢？佛陀怎么啊？后来讲出来啊，那么多那么多的法给大家的呢？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，啊，我们就是带大家走一条啊，佛陀曾经走。 ความเดี๋ยวเอาคำถามมาคิดหาคำตอบ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เอา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มา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ลืมตัวเองให้กลับมาก่อนกลับมาก่อนกลับมาดู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แค่คิดแค่สงสัยก็แค่รู้ทันว่ามันคิดมันสงสัยกลับมาแค่นี้พอ那啊，还是刚才讲的很多人第一天呢，问题特别特别的多。那么现在呢，啊，两位尊者告诉我们。 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。你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好好的活在当下，好好的知道当下的每个动作。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活在当下，所以我们才非常的痛苦啊！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训练自己，让自己学会活在当下。那么你会发现，你的苦会不断的、不断的减少。阿多陀 我们的念头啊，是非常厉害的。你坐在这儿，你的心可能跑回了北京、上海，可能跑到很遥远的地方。那甚至也说，那翻译是不是会跑回泰国呢？

那么就是这样，不断的练习，把迷变成知道，把贪嗔痴变成知道。啊，他就是说，这是教法常常讲的话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 把迷变成知道，啊，把好变成知道，把坏变成知道，啊，把所有的都变成知道，啊，常常说，嗯，大家不用怕，坐在这里。